青松林，见道场，回报所恩；树宗旨，提正令余婉不让。禅宗这一法，只要肯承当 难也泪解系无端起难上高明今日事，卢凯大野长。人人一自立，合力炼金刚。 齐坐立，猛加追，待到皮肤吐落尽，阳生依旧在复杀，起，全体跟好，忙到晚，一年忙到头，迎来。 一九九五年冬季禅期，这个殊胜姻缘的 <coughs> 禅期活动，啊，也是来之不易的。打七办什么事儿呢？用功。 用功做什么事情呢用功嘛，了生死。啊 <clears throat> 这是大家都晓得的。了生死，办这么大一件事情，是不能够随随便便的，是不能够马马虎虎的，必须要认真对待，啊，严格要求。 不要说是了生死的这么大一件事情，释天法办任何一件事情也不能马虎啊，马虎就办不好。我相信，今天到广播寺这个禅堂里边参加禅期活动的。 都是为道而来的。虽然说都是为道而来的，但是来的人每一个人的，啊，我们讲这个现在讲说水平啊，啊，道心呐，从各个方面都不会的一样，有高有低，有深有浅。 尽管说，搞莫斯这个禅场，我们常说的，这个是是，啊，最高学府。办这件事情，必须要最高学府，啊，还要最高的那个人才，就是办这件事情。 那么说起来，这个来的人水平不一样，怎么接待呢？也要想办法。那么，既然看到打七，打七就是用功办道，用功办道也要有一个先决条件。 这个先决条件，就是禅堂里向的规矩法则，大家要熟悉，要懂。啊，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。一个人住山住洞住茅棚，那个可以随意。人多了在一道行动，没有规矩行不行啊？ 不行，而且这个禅堂的规矩也不是从今天开始，由来已久啊。嗯，从上诸祖啊，高明寺这个禅堂是这么个规矩，其他的诸山禅宗道场禅堂的规矩。 都大同小异，都差不多。 <clears throat> 所以对老三上座来讲，根本就谈不到讲规矩，啊。那么对初发性的人讲呢，我们今天说来打七了，我们就什么时候不讲讲用功还不行，啊，先要讲规矩。 身安而后心安，心安而后道隆， <coughs> 这是一个必然的道理。假如说我们这个禅堂有这么多的人在一块行动，乱七八糟的，能够办到吗？所以要讲规矩， <coughs> 这个。 历年都如是，因为高门寺现在这个禅堂呢，不完全是我们这个呃出家的大僧众，啊，都是老三上座，熟门熟路。那不要讲， <clears throat> 因不禅期嘛，仅仅禅期就是客气取证的，没有那么多啰嗦的事情，打闲岔。 既然是层次不同，那我们就要有就要循序渐进，一步一步的来啊。好在高木寺这个禅七呢，不是一个期不是两个期我们有十个期呢。啊，假使说真正有的，要是有人提出要求，说是高木寺这个十个期啊， <coughs> 还嫌少了。 再多打两个也可以嘛。 <clears throat> 反正高木寺这个地方是一个专门禅宗道场，成就天下人，用功办道，疗生拓死，树立的就是这么一个目标，办的呢也就是这么一件事情，什么事都不做，啊，就办这么一件事情。 但这件事情看起来简单，也有一定的难度。说简单呢，我们这个宗门下是最简单不过的，什么都不要， <clears throat> 就要你一个人，啊，还要要你那颗心，什么都不要啊！你看我们这个禅堂里下，要什么？ 除了跑就是做，除了做就是跑，没有比禅宗这一法再简单的了。不但是形象上简单，那这用些功略也简单呐，单刀直入。我们是 这个几年冬季举行残疾活动， <coughs> 啊，从表面上看，从实质上看呢，可以说是每一年一年呢比一年好，啊，一年比一年好，好在什么地方？来参加的人。 是久盛不衰。来参加的人呢，这个素质呢，看起来还是有所提高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个现象。道场，道场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道场，不是因为它有几间房子，是因为那个地方呢有人用功办道。 才能叫个道场。那么搞么事？今天我们这举行禅疾活动，有这么多的人在用功办道，你说它不叫道场，叫什么呢？啊，名副其实的道场。 <coughs> 至于说这个道怎么办？ 那么今后的时间还是蛮长的，哎，我们可以说是啊，一步一步的，啊，我们朝前走。那开头这个几天呢，难免要跟大家讲讲规矩，收收身心。 <clears throat>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这是面对现实啊，这个现实必须这样做。 不这样做，这个禅结活动是打不好的，这个棋打不好的。过去，我们就说的远一点，解放以前，国内的禅宗道场很多啊，金山、高明、天通天宁，啊，各个地方，冬天呢都举行禅结活动。 <clears throat> 那个时候的残疾活动，冬天打击从素质上讲呢，比现在人的素质好，啊，都是老三上座、保三保学的。 <clears throat> 到了冬天，大家呢从四路八方，所谓的十方同聚会，来到这么个禅堂里边，啊，共同。 缠一个话头，用这个弓。出去！这个是简直是胡闹的，嗯。叫你们不要进堂，你们偏要进堂，进堂就犯规矩，打人家的闲差，嗯。中国人有一句古话呀。 让是美的，让呢就是谦让，把方便让给别人，把困难留给自己，这就是让。你看你们是让啊，赶好位子坐，嗯。 这个心呢，就与道不相应。今天是起期第二天了，第二天讲什么呢？看起来还要讲规矩，讲规矩就是给那个初发行人讲的。 老三师傅是不要听的，啊，可是我们这个水平不一样嘛，不能不讲啊。禅堂的规矩非常多，过去讲到我们这个出家人当参学 当参学到什么地方呢？就是要到丛林下。丛林嘛，就是大丛林呐，什么金山、高明、田通、田岭，啊，这些个出祖师的，这大道上。那个丛林下在什么地方？假如说我到一个庙里上去当参学。 在什么地方呢？那就在禅堂。这个禅堂就是集中长残学的地方。在禅堂里面住这么个三年五载，你这个人呢，经过禅堂的锻炼、熏修以后，出去。 一举一动，你哪怕走走走一步路，啊，人家看看这个人呢，哎，这个师傅是有参学， <clears throat> 那个行家一看就晓得了，没有当过参学的，哎，处处就犯规矩，这个规矩。 也跟我们这个佛教里向这三千回以八万细恨联系在一道。跑香有跑香的规矩，坐香有坐香的规矩，出入往返都有规矩。你比方说， <clears throat> 你这个出入往返，在打七的时间，这些个规矩。 嗯，而不是最高要求，我们只能够提最低的要求。如果说最低的要求都达不到，啊，那就不能够进入正常的打气的这个状态。什么叫做最低要求呢？最低要求就是要求不高。 人人都能够做得到的，人人都能够做得到的。我们今天呢，就提这么一点儿， <clears throat> 再重申一下，不但是打气，就专门用功的，不打气， 平常的时间，上殿大殿上是不能讲话，过堂斋堂里面是不行不准讲话，坐下到禅堂里头是不能够讲话的。呃，今天呢，我就提这么一点最低要求，人人都能够做得到的。 啊，什么呢？就是不讲话。嗯，假如说你在这个七个七当中、十个七当中，一句话都没有讲过，哎，从这一点上看。 你这个人呢，多多少少就有点道心了。 <clears throat> 你看看你们这个出入往返呐，哎，出入往返，两个人并排走路， <clears throat> 这就不上规矩啦。两个人要好，并排就是那那那那那啊，并排走啊，不是前后了，啊，并排走。 做什么呢？他就讲话了。哎，说禅堂里不好讲，呃，我就走路的时候讲讲，讲什么？这首先就是犯规矩，提这么一点最低的要求。禅堂里向不能讲话，斋堂不许讲话。 出 <clears throat> 入往返不许讲话，大小家访不许讲话。回到自己的疗房，尽管你这个疗房里向可是两个人共一个房间，可是三个人、四个人共一个房间，个人照顾自己啊，个人都用这个个人的工啊。 这个要求不高啊啊，如果你要欢喜讲可以，我就请你个班上，你都讲，啊，你都讲的头头是道，啊，你不是欢喜讲吗？啊，这个后呢，回头呢，你这个是又难为人了，嗯嗯不讲话这个要求不高哎，嗯 不讲话，首先你可就不能就不会造口业，一开口就是错的，一动念都是造罪，开口动念都是造罪呀。我们现在还是愿意造罪，还是愿意不造罪，这个每个人自己呢都应该衡量衡量。 十个气打下来，出入往返任何时间，听不到我这个人讲过一句话。嗯你看看，过去我们老和尚在金山住禅堂，那人多，不是像现在啊，啊都有位子坐。那个时候也是禅堂小，位子少，人多怎么办呢？啊，供位子。 就是这一这个位子啊，一个位子，两个人共一个位子，人多了呢，三个人共一个位子，啊，我们三个人共同坐这一个位，那怎么做啊？轮流，啊你坐你坐十天，我坐八天，这么轮流。过去我们老放在金山住山堂，三个人共一个位子。 十个棋打下来，啊，共位子三个人，不晓得你叫什么名字，我叫什么名字。做林丹的，我说我这个左边还有人呢，右边还有人呢，呃，不晓得这个右边是什么人，呃，也不晓得左边是坐的是什么人。为什么呢？他说我要用功啊，我照顾自己都照顾不了。 我哪里管那么多的闲事啊？这就看，你看过去的人，他能够成佛作祖，能够开悟了生死，那个形象不一样啊，都是从这个一步一步的，处处要照顾自己。 啊，唯恐走失了自己的念头。这个这里面出发心的想用功、想参禅，这必须要做到这一点呢。在七七当中，你不做到这一点也不行，哎。 堂上的规矩，他就管你了，嗯，啊，你一讲话就犯规矩，啊，老犯规矩就要就要请你就离开禅堂了，那就那就啊那就麻烦了。这点大家注意啊，我今天就看到啊，吃过晚饭回堂路上有人两个人并排走路。 交头接耳，叽叽咕咕，啊，那不是打，不是我们搞门市打传奇的形象。这个是叫他打什么传奇啊？嗯，这个引起大家共同的注意这一点。啊，你不讲话不怪你，哪个怪你？他说你这个人为什么不讲话呀？没哪怪你。 有人找你讲话，你也不跟他讲话，啊，专门用功， <clears throat> 这才是个打击，啊，今天呢，我们主要就讲这么一点，啊，唯恐事先大家不晓得，因为我们这个人嘛，长个嘴，吃饭、讲话，这是很正常的，我也不骂人，我也不喊，也不叫。 讲一讲叽咕叽咕有什么关系呢？不行啊！还有一个问题， <clears throat> 也给大家说说清楚。你看看你们一生一生打到站板，都要替自己呢。我最好找一个位置，上抢位子，啊，这种形象不好，嗯。 位置有我就坐，没有啊我就坐在地下一样吗？啊，如果说大家都要坐个都要坐在位置高头，如果坐不下怎么办呢？那必然有人坐在地下。这个禅堂坐在地下，这是在我们禅宗的历史上呢，是由来已久了。哪有那么大个禅堂呢 过去有那么大个禅堂，我这个禅堂有一百多个位子，两百多个位子，每一个人坐香都有个位子坐，没有的，那怎么办呢？人多就坐在地下。搞么事也不例外。说这几年以来，鉴于这一点，啊，说现在的人不是过去的人呐，过去的人。 他三个人供一个位置，他能开悟。现在我给你一个人，给你两个位置，我你也开不了悟。嗯，还要住一个疗房。哦，最好我一个人住一个疗房。嗯，一个人做什么？啊，这个呢，嗯，都无所谓的。 你只要用功办道，你一个人住一个房间有什么有有什么不有什么不可以呢？可以嘛，啊！为了解决这个地下做做地下说长说呢兴起了一个新禅堂，那是我们非洲再起的，嗯，也是为了成就大家呢，能够啊身安心安的在这用功。 你看看新禅堂起好了，首先我就听到有人讲啊，哎，这是你们可能是二堂师傅讲的，他说我们不要住这个新禅堂，我们情愿在那个老禅堂里坐在地下。哎呀，我这一听，这心里就凉了。我花这么大个力气建这个新禅堂，花那么多的钞票。 哎，吃力不讨好，嗯，他他就愿意坐这个地方，这是一。而我们家里向的师傅们呢，我们这个大生师傅呢，心里想也不平啊，啊，这个新南堂那么好，比老禅堂还要漂亮，我们要住新南堂，啊，把旧砖厂让给别人住。 你看这是矛盾不矛盾呢？啊， <clears throat> 新产堂老产堂就是想把这个坐在地下这个问题呢解决，啊，但是究竟人多的时候，还是没得办法，还是要坐在地下。如果说现在产堂新产堂已经坐满了，坐着坐在地下。 那是新站场位置坐满，地下也要坐满，怎么办呢？那没有办法？我们还得还要开辟这个旧站场，还要坐在地下，不能不做啊！啊，就这些问题呢，要跟大家说明白啊，大家嘛要晓得是这么回事儿啊。坐就是分开来坐，人多了。 对我们这个出家人呢，要求特别高，特别严。嗯。啊，我开始。刚刚进来的两位扳手师傅，我还那还多啊，我还忘了拉着他们出去了，我看不到，就进来了。进来呢，那位呢，呃，比较胖的那个第三位呢，是眼龙堂主。嗯 远东堂主出了家以后，就住高门寺，先在课堂里向当大知客。啊，由于他的法源书胜，所以现在在那个呃，这个呃黄安徽黄山的翠微寺啊，在那方当家。 <clears throat> 那么他在高门寺呢，高门寺也请了监院啊，他的底子是。 堂主底子，嗯，所以这个人呢，也要有福报啊啊！咦，这个福貌、庄相貌庄严，都是自己陪着的来的。嗯他呢，这个自己家里面也有事儿，所以过冬打七，放下一切，到广木寺来参加这个禅七活动，跟大家一道用功办道。嗯 那个第五位呢是文成堂主，啊，说起来都是年轻人，出家年代并不多，啊，也不过十年八年吧，啊，但他们都有道心啊 <coughs> 道心都非常好。我们去年到台湾去， <coughs> 到台湾这个玉佛寺打禅期 啊，就是他们两位，一个文成堂主，一个我们这个一清堂主，们一道旭的。 <clears throat> 所以，搞门寺这个禅机道场，呃，作为一个大本营，啊，搞门寺以外，如果有任何地方想建立禅宗道场，需要搞门寺协助，啊，那么我们搞门寺就能够派出人去。 我们家里现在就有这个人才，啊，就像国外有许多地方国外，想打水路，这打水路国外哪有那么多的出家人呐？甚至还不会，有的时候跑到大陆上来请人，啊，那个打水路起码要五六七八十个人，嗯，哎，大陆上派得出去啊，啊，到新加坡。 啊，啊，什么到什么香港，到什么地方打水路？我看他们经常出去嘛，一六七八十个人做经忏佛事，在我们佛法里向呢，佛教里向呢，也要忍。那我们这个禅宗道场亦复如是。当丹门寺这一家，这一个寺院，这一个禅宗道场。 啊，不可能把这个禅宗这个呃整个这个家风撑得起来，啊！一花独放不是春，啊，万紫千红春满园，啊，也像过去一样。你看看过去，呃，我们这个各个寺庙这个禅宗道场啊，禅宗道场满天下，啊，都是禅寺、禅寺、禅寺，兴旺时代。 港务市也能够哪个地方需要我们帮助，我们能派出人去。最初港务是建立这个禅堂就有这个设想。 <clears throat> 建立这个禅堂啊，没有建的时候，我们就有一个设想：这个禅堂怎么建呢？房子怎么建？啊，怎么使用？对于这个禅堂提出哪些要求？ 不是没有的，有的。原来这个禅堂就是我们现在做下这个禅堂啊，跟过去禅堂不一样喽。过去禅堂都是睡广单的，现在广单不睡了。这个也我们也是做了民意测验的，啊，大家都不愿意睡广单。 最好在禅堂外头一个人弄弄个弄个疗房睡睡，哪怕这个疗房再小也可以。 <clears throat> 对于这一点，也有人反对啊。嗯，这是搞么事怎么搞的？他搞特殊化，人家的禅堂都睡广单，他要睡疗房，啊，那怎么管呢？睡广单好管。 过去的禅堂都睡广单，到了大七的时候，跑香、坐香，一天到晚就只能坐在坐在禅堂里面除了大小家访呃，过堂以外，那都在禅堂里头，没地方去，到哪去啊？要想睡觉，上学校睡觉嘛，那个广展就在禅堂里边，你也上不去，在北京不允许去。 可不是像现在啊，禅堂不睡广单了，禅堂外面呢都有个疗房，啊，尽管说是，呃，最初这个禅堂的设计，禅堂有一个位子，就外边呢有一个疗房，可是我们现在这个禅堂一共多少位子呢？总共是七十二个位子。 那么七十二位这个禅堂一转转，配备七十二个疗房， <coughs> 那个疗房多大呢？疗房是一丈见方，三米三见方，三米三，三点三公尺见方，这么大的地方，基本上呢就合乎那个丈式方丈式，我们是这么想的。 禅堂一个位子，禅堂外边配一个房杆，这个房杆呢就是一丈建房，等于丈室凡是住禅堂的人，啊，将来都如果出去的话，都能够做方丈。啊，这搞不子出去人，啊，都能够做方丈，都是那个做方丈的那个料子。 这个料子呢，就在搞么寺培养出来的，嗯，啊，你搞么寺，如果说你哪里想要人，我搞么寺现成的，啊啊是这么设想的，一直到现在呢，我们这个念头呢，还没有休息下来，能够做这个将来住过禅堂的，啊，出去都能够做方丈，能够做法师。 能够做禅师，啊，弘化四方，那有什么不好呢？这是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个几位扳手师傅，那么底下还有呢，还有我们这个温海堂主师傅、温成堂主师傅，啊，啊，他们两个都是搞不死的。 那个菩萨，嗯，什么事都做。搞么事你说我，你说你这个么事我们搞么事现在做什么事呢？除了禅堂坐香以外，重建搞么事这个重建搞么事谈何容易啊！不要人吗？啊，人在哪儿呢？现在就是我们家里像几个人，在这苦着撑在这个地方，啊，一天到晚。 呃，跑东跑西，跑上跑下，跑里跑外，吃心受苦，任劳任怨， <laughs> 这就是高木寺的我们这个出家人师傅们的呃精神面貌。我们感觉到非常欣慰，也非常可贵。求之不得的，不是我今天在这个大众面前呃称扬我们家里上的人，呃高木寺的人，我看是不错的。 啊，你说咱是哪里不好啊？找不到的，嗯。下面多了，下面我们今天的今天这个扳手师傅呢，我一嗯，就不少了。嗯，下面我们这个地方还有智光堂主师傅，嗯，那个叫，杜，姓杜堂主师傅。 嗯，宽宏堂主师傅，听下了没有了吧？嗯。啊啊，他们这几位菩萨呢，那说起来呀，那今天更是稀有难得的，啊。那真正是道行菩萨，钟南山来的，啊，住山住洞住茅棚的，嗯。 都到港木寺来，遇这个禅机殊胜云缘这个法会，啊，那我们这个智光堂主说呃我到港木寺来，他就到港木寺来了。我离开港木寺以后，一直是用功办道。最近他还手上还燃着纸，还没有燃好，啊。那个姓杜堂主师傅呢，是从福建。 临阳寺过来的，啊，啊，也是崂山上座。还有说最后一位堂主师傅是那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宽宏堂主师傅。说下这个宽宽宏堂主师傅呢，呃，那就是更令人呃尊敬了嗯，他亲近过好几位大德，啊。 最近是从终南山来，从哪儿来？嗯，啊从终南山来的，都是都是我们宗门下的人，都是脚踏实地用功的人，啊，就不请之友，不请而至，来到这个地方来协助常住，啊，在在领导这个禅七活动，领众群修。我刚刚说的，我是不会用功的。 我是一天到晚搞么事？我是小工头啊！你看我平常做香啊，一年三百六十天，除了打漆了，不得办法了哎，开不过去了得进进厂。嗯，平常不进厂啊，我也不会用功。好在呢，我这有后台啊我这有这么多的扳手手撑我的腰，哎，我心里向呢就感觉非常宽慰。嗯。 还有一个人在心里向要犯嘀咕了，他说：“你说了这么多人，还有没提到我？我还有个我在这个地方呢。哪一位呢？是我们的维洛师傅啊！维洛师傅了不起的。这个维洛师傅呢，不是真的，啊，不是真维洛。真维洛，港务斯还没有呢。你看看港务斯这么多的人呐，想请一位维洛师傅，请不出来。” 我们今天开会，大家们谈谈，说是传统的打气啦，是不是请一位维罗师傅出来发心呢？嗯谈的蛮好的，请这位维罗师傅出来发心，不请倒也罢了，搞么事他想打气，这一请那把他请跑了，嗯，赶快留哎，这个请旨也困难呢，是的，如果长出来请，不答应。 也不好答应，自己感觉着有种种困难，弄得没得办法，就这么溜达跑了。说我们也感觉作为长官儿也感觉到很很对不起啊，嗯，啊。如果说你要说是呃扳手也好，围络也好，各僚的这个首领指示也好，你说你要不请他，要他自己发现哪里有的 不能说我发心，呃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毛遂自荐，我我来当堂主，不就那么个人呢？都要请嘛，啊，而且请呢，我们还是至诚恳切的请，这一请呢，不好，了不请跑了。嗯，还有一个呢，我们也请了当维络的呢，嗨，一请不肯，过一哈功工呢再请他，我靠，人找不到了，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。 啊，你看这请旨多困难呐，哎，困难呐，哎，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，就这么困难嘛的。 <clears throat> 那个围了我们这个一城堂主师傅呢是公务为落的，那个围落怎么办呢？老规矩，啊，都是扳手师傅公务的。 也只好是现在委曲求全。如果今后有人，我们继续再请啊。嗯，从今年参堂上的领导班子，蛮好的啊啊，蛮好的。嗯，那么既然领导班子也好。 呃，来参加打击的人员也好，那我们这个呢都好姻缘都殊胜，这个殊胜的姻缘既然已经具备了，那我们就希望要求把今年这个禅七把它打的圆满，啊，打圆满的，啊，圆满的就是没有缺陷。 圆圆满满的，没得缺陷。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棋打圆满呢？一哦，这个是的，我这个哈说八道哎，哎，那个好在我们就是说呀十个棋啊，时间长，头一两天还要跟大家讲，有好多的规矩跟大家讲。 高门寺既然是又是个参，呃，这个用功办道的地方，也是天下人当参学的地方。到哪去当参学啊？啊，有好多我看有好多的，有好多的出家的师傅们，出了几十年家了，饭也不会吃，啊，路也不会走，什么也不懂啊。难怪人家说我们这个大陆的佛教的四众弟子素质不高，也就表现在这些地方。 不晓得这个出家人是这这这这这什么要求啊？怎么怎么不晓得的？这是一个非常啊令人担忧的这个现象，啊！这是咱们是最起码的规矩，大家晓得，啊！那么时间关系，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就啊，这个说多了大家闹，大家放心了。